锵锵三人行，马先生是刚刚去了加拿大温哥华，在那儿看的春晚，在那儿看的春晚，亲切吧啊，亲切。对，我这对子贡还是一下就是一语中的，就这这春晚这这就这这晚会啊，我看说这东西必须在国外享受，在国外看比在国内看感受好一些，是吧？对，因为你远离了这个环境，你看，哎呀，还是很亲切，对。 但是那个，就就就从从他这个格局想象中呢，我觉得呃也没出大格，还是这个就是我老说歌舞开场，小品穿插，相声这这个这个撒点芝麻盐儿，最后呃难忘今宵就完了，反正基本上是这么个路子，就大格局没有改变嘛，啊，所以我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冯小刚就接一烫手的山芋，就是弄这事儿就你很难弄，所以他说的那句台词儿。 就是沙家浜的那台词儿，就是说这个这个队伍是我当家，可是皇军要当你的家，基本上是这个意思。 <laughs> 就是你你这后面肯定是很一堆堆麻烦事儿，只有他自个儿知道，别人不知道。我觉得挺好，我觉得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嗯，就不要革命，慢慢改良。就是我觉得基本上他这个春晚的变化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现我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这个宗旨嘛，就是。 当初一百年前的选择，我们选择了革命。陈独秀讲的革命，没选择胡适的改良，结果没成。哎，当然也成了，有的人现在还在捍卫。但是今天的情况下，我相信大家的共识是，不要革命，要改良。从改良的角度，很多人觉得没什么不同。据说，我我这是网上看到的，我也没有求证。据说那天另外有个台在播去年的春晚。 是吗？哎，然后呢？实力率超过两年，不是没有超过， <laughs> 但有些家的老人家呢，就看错台了， <laughs> 照样在那里老泪纵横的感动。绝对的，哎，那就是就是说你要你要以这种心情来看，他看不出变化。但是在你要是细心的看呢，还是有很多变化。首先，第一个很多那种以前这个这个党啊党啊乳汁的那些那一排的这个军队的，这 <coughs> 每年出来的歌手。 现在全部换上了各地选秀节目的导师，嗯，几大选秀节目的导师除了那英以外全上，连主持人上，所以整个这个主要的这个唱歌的阵容，从原来的几大文工团的阵容转变成各大电视台的民选阵容，那这是一个一个大大转变，政治色彩也在悄悄的简化，以前都有几代领导人啊啊，每一代的这个转变转变。 这次就只剩下一个老阿姨，啊，前面的就没有再这么数，这都是很小很小，你要很细心。还有以前你不能想象没有军队节目、没有农民节目、没有工人节目的，你会觉得春晚这个部门的你是一定要有一个军队守边疆啊，一定要有个车间怎么加班的，这次就没了，这次你就没有看到工农兵的单独的分的政治的节目。 也照样可以行得通啊！它只要内容，老百姓不是工人就是农民就是当兵的，你只要决老百姓的生活，照样都在。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怎么听着他像导演组的？他怎么说这么说这么轻？徐老师都憋着。 <laughs> 对对对，对，当时不，我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也不认识冯小刚。一边看春晚，一边徐老师微博即兴，跟看球一样。哎，所以看的时候我多多次批评，多批评。但是呢，最后我想想也不容易嘛，你仔细想想，他有那么一些悄悄的变化，有一些悄悄。这种事情谁办都不容易。我我原来说啊，就是呃，你如果开一个方子，就跟。 春晚三十多年了，很多人就怨声载道，那就证明他有一种病态。那病态就是你开药方，你看你什么方子能治病？今天是没方子，就是沿袭旧方，还是这个，那肯定是有问题。你开新方呢？我我原来好像好几年前我说过一回，我说无非有几个方式。第一个方式就是你下一个制度性的命令，就是不管你多牛啊，上了春晚三年之内不能再上，再上第四年了。这样的话，每个人会蓄积力量。对。 准备好的节目，你比如我们说啊，我们今天说这个都不是对节目有什么意见，而是说形态。你比如这个源头郭冬临。 郭冬临和牛莉的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跟前面的就是几届的那种类似的小品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包括他表述的方式干什么都是可以想见的。我觉得像这种节目不如去蓄势待发。您得，比如就一规定，就是咱们今天春晚来一新规定，说这个这个这个您上了，您天大的腕儿，三年以后见，拜拜，也别我想死你们了，天天的都是这些人，他就你看新面孔。 每次春晚的好节目一定是新面孔，不是老面孔，对不对？赵本山当年的新面孔，什么呃这个这个小沈阳的新面孔，包括刘谦的魔术的新面孔，都是新面孔。给你个这个，你的建议很好，这要划线。 这就像七上八下一样，嗯，这样就不得罪人了。你今年上了，三年就不上，对，或者两年不上，至少，或者至少隔年。嗯，我，你这你这个好人当的，一会儿三年两年，成一年，就是就是得得隔的时间长，是吧？这次这次那那魔术那那那小哥，哎，对，不行，也不是。哎呦，我觉得也挺可怜的，就是说穿帮了。 穿帮，我我我我倒不是一好事儿，得我我我倒不觉得穿帮有什么事情，我只是觉得他们这个导演组啊，这么没想象力。你就是顺拐， <laughs> 不是就是以前那个叫什么刘呃刘谦哎刘谦啊，先找一个就是像刘谦这样的一个人，对对对，这个太没想象力了。他就不懂这穿帮啊，穿帮多好啊！ 马上就说，我们诚信穿帮给你看的。嗯，这魔术有时候人家过去打表演魔术，诚心穿两个帮让你看，你才乐呢。你全从头到尾的一一头雾水，你不高兴。高兴的就是我发现你漏洞了，穿就穿了吧。这魔术反正总有做，你不穿，最后就让人扔路边去了，对不对？ <laughs> 对对。是不是？那所以我觉得刚才说的那是一一剂方子哈。另外，我想还有一种方子也特别好，中国太大。 太大呢，你今天要做一台晚会，让所有人都适应，肯定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哎，你没就众口难调嘛。那今天我们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格局。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把中国划成块儿？中国我我想一想，大概至少划七块。你比如东北、西北、西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这七块地方吧，七块轮轮值领衔。比如今比如今年的春晚哈，就是说你东北。 就是东北风，吹足了东北风，啊，就跟你吃东北菜似的。去了以后，哎，呃，什么什么什么的，大锅炖之类的，你你看着杀猪菜好玩儿。呃，第二年您这东北就没风了，第二年可能到西北风去了。对。哎，一年七年，这国家大轮回，就是你在你这个区里把你的文化充分展现给全国，这样的话，可能他那个感受就不一样。我我我的想法是。 你从初一从除夕到，比方说年初五，你六天，你每一天交给一个台做，也行，就是说养成一个文化，不是一台，不要搞一个中心，对不对？你多远一点，比方说让大家养成个习惯，从初一、初二、初三，你不要重复放那些节目嘛，你就让别的台来，也这有点，这有点，这个就是说啊，现在地方台力量都很大的，这个就是说最后要分家。 是吗？所有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趋势，最后变成分众传播。对，那么春晚是维系着所谓老中青中国人感情的最后一个。哎，我觉得像很多事儿一样，就是我们老想最后大家在一块儿，大家在一块儿。但是也许将来会有一天，还不如各去各路，对吧？年轻人搞一个年轻人演唱会，老年人给你搞一个老年人的小品、戏曲、折子戏晚会，对对吧？就完。 但是呢，他这个过年呐，中国人过年，就像你在看海外华人，他是不是也唯有这个时候，老中青一家人在这儿看着一块屏幕，应该他还有这个需要，对他有这种就文化的这种认可嘛？因为大家平时都比较矫情。 对对，到了这天，大家都比较宽容，就是说，你看我在这儿，咱也别挑台了，就这一台，是吧？唱京戏的这小孩也得跟着听两句。说那个那个什么嘻哈包子铺的那种小品，那老年人有时候都看不懂，都反应不过来，知道吧？他用的大量的时髦的新新词儿，你都不知道，也不不妨去去看一看，社会还有这样一波人的存在。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存在的道理，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把。 春晚越弄越重，越重呢就越变成一个叫什么国家项目还是国家工程，我都不知道那词儿，对，是吧？就给所有人一个极大的压力。你想想，那冯小刚本来想到那儿轻松一家子去去的，结果比拍个电影还还还压力还大，所以做这个事儿确实不容易。对我后来看到一些个报道啊，因为我我本来我还有一种呃一种估计，我认为冯小刚去弄这个。 但是，一跟这个体制一接触啊，对，顿时就颓了，颓了 <laughs> 之后呢，一冯小刚的性格很有可能爱谁谁吧，对吧？我管管管好我几个节目，其他我不管。但是好像还不是，你看我听到他们有的人说说这一个歌的歌词啊，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冯小刚给他们抠啊，包括这个主持人的那个串词的台本啊，就一次一次让他们重新来，重新来，就说明啊，这个成功的导演还都是有一样。 就是认真，肯定都是认真到底的，但是结果就各说各话。结果就是缺乏亮点。缺对对，缺乏亮点。最后呢，你你每个看都还可以，除了稍微有几个特别差的那个叫口型的那些就特别差，但一般都还可以。但是最后让你想起来，你特别让感缺乏亮点，尤其是看了索契冬奥的开幕式以后。 <laughs> 有一那这个感慨就是没得比，那真是，如果讲国家项目，那真是没得比。那中国的经济这么兴旺，俄罗斯现在这么颓，可是那两台晚会那一比，那当然文那个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是悠久的，没得比。那这个这个我这个两个时间又这么近，就在一起看，那真是感慨万千。索契冬奥会，你得这么不能那么比，索契冬奥会。 跟这个咱们的奥运会的开幕式，我有啊，我我吃饺子的时候，那有个记者采访，结果那个采访就弄上凤凰网的头条去了。嗯，那个有的一比，非常精彩。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是从古代讲到一八四零年之后呢，没了，一百多年现代没了，就一个林妙可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laughs> 我看他们讲沙皇的那一段的以后，我就在担心。 他怎么写十月革命？嗯，可人家厉害，他就用一个抽象的马雅科夫斯基的这样的一个肖斯塔科维奇的这样一个苏联的现代派的艺术的方法展现他红色的时代，很就你你这个所以这个索契的这个冬奥会，而且他有几个点，你看他俄罗斯唱诗班的男生唱他俄罗斯的国歌，嗯，还有最后那个安娜，你知道这个世界顶级的那个女高音。 唱那个奥运的那个那个主题歌，对，那几个真是我这非常感佩。这个俄罗斯的经济是现在据说很差，没错。但是那台晚会，而且我觉得最大的太厚，对太随便弄套点就够你。我觉得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少一个那个圈没打开。对，哎，我觉得那玩意儿也是世界唯一的一个有趣，你知道吗？出纰漏就变得很有意思。它很有趣。 那年年都出一个，那年温哥华那个好像也出了一个什么纰漏他们说奥迪隐形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他这个春晚啊，你说这少亮点啊？我说啊，主要是这个笑点，嗯，不不能笑，对，可是你知道。 冯小刚是个多么幽默的人，他私下里聊天，满座这个大，大哈哈大笑。嗯，哎，我现在就觉得，你看，我说实在，我对春晚啊，我两个很极端的体会，一个体会就是什么呢？中国呀，这个太糟糕了，不是不是，就太就说这个人才啊，这个创造啊，嗯，对，太差了，太差了，一个十几亿人的国家，你知道我曾经做过他们那个达人秀吗？嗯。 呃，那个时候要学习人家英国的达人秀，我老是讲啊，就当时你真的觉得英国多少人口，中国多少人口，你就按这个人口比率出来的这种各种奇才异能之事啊，我好夸中国来说，你也就是跟英国打一平手，实际都很难说，就不要说那么，你比如一个春晚，咱就觉得全中国这么多人弄个小品，最后就比如说要靠赵本山。 或者要靠一个，就就是还有那相声，就你憋一年就憋不出几句好笑的话。对，你你就 <laughs> 我们还天天说呢。 <laughs> 你一方面感觉啊，你把这也就作为相声的台词就可以了。对你一方面感觉是偌大中国为什么无人呢？对吧？我我觉得不是无人，是是压力，就是大部分人呃，但也不光是。没错。大部分人上去那幽默感就丢了。没错没错。就是这就是我我马先生说的，我要说的第二点又是什么？ 我又觉得中国的这些演艺人呐，是天才，我相信美国人都比不过，因为因为什么他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压力下？我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呢？叫笑话太沉重。你比如说今年的这个这个主持啊，他们都说好，呃，我也觉得就是说，呃，国立兄也很好哈。但是呢，讲太多不是？嗯，轻松轻松自然，比起以前的。 就已经算好了。至于说幽默让人笑，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我是主持人，因为我是内行，所以我都能知道，一个话呀被重复太多次啊，就没感觉。审过太多次，您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春晚上或者在中国的很多高堂之上很难幽默吗？很难笑吗？对。中国人是很幽默的，但是为什么在那很难？我就给你举个很简单例子，好比就是说你不能说，哎。 跟领导说， <laughs> 领导，我想讲个笑话， <laughs> 我我跟您说说，我这么讲行不行？领导们，我去改一改，那我这笑话再这么讲讲行不行？好，这么折腾过五四三番之后啊，自个儿就不讲笑。你那个笑话啊，比砖头还要沉。你很明显的检测出来，这种演出来的轻松，这种省过了，这种咱们研究过了多少。 其实咱们说这笑话，我认为咱们过去评价古画讲究什么神妙能啊，有这个品。嗯，我觉得这个神品啊，这个笑话里边的神品是什么呢？说的人甚至没意识到是在说笑话，大家就即兴的、自然的就笑了，这是神品。如果是太刻意的，你让大家笑也好，这叫能品。但是呢，你看，你比如像相相声讲现挂，嗯，这个很多时候就像马先生刚才讲的，出了纰漏。 你允许不不允许主持人现场即兴的反应？说实在话，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凤凰这主持人不咋地啊，在台上说个话都很，大家也效果都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们领导说实在话就不大管，写了一篇稿，你爱这么说你就这么说，你不爱这么说呢你改。我看我看到你在国家歌剧院开的玩笑，我心里就在想，刘长乐倒也容忍你这样说话。对，就是因为你真正的这个这个，咱都知道，什么东西能让人笑？ 他就是很多时候是即兴的，而且要顺着出来，顺着出来。对，这个感觉只有还有做主持，只有你站在台上，你这是还还有呢。他们要真的有交流，他问题是都是背出来的，你不能临时交流，他背一遍不可怕，可怕的是背若干遍就。没错，你知道那天于谦到我们这儿来说，郭德纲跟于谦的这个相声，你以为他说我们俩上台之前呢，很多时候郭德纲就拿一小纸片，写这么几个梗概，他说。 百分之六十都是现挂，嗯，甚至更多。现场说的不不是本来说郭德纲要上春晚，最后一档让他随便说多久说说多久的吗？我原来听过有这么一个， <laughs> 这 <laughs> 造谣啊！这肯定不可能，所以你想说多久说多久，这 <laughs> 太不可能了。对对对，造谣，啊，那是论秒计算，所以这也是个致命伤。就是什么东西你非得按着那个时间掐。 掐的所有人都特紧张，你不能拖别人的时间，你这个那个，你那个按秒去掐时间的话，那演出状态都不会太好，尤其演演类的节目，这个哆哆嗦嗦呀是出不来幽默的。放心，我我我我再给他们导演组出个建议了，我这整天提建议，我觉得他们的观众互动啊做的远不如我是歌手啊。 这个这个中国好声音，那他不敢，他中国好声音远视歌手，他又做很多的机器，所以他有很多观众的镜头流眼泪啊、感动啊这些反应。春晚的观众我不知道他怎么选出来的，很少有对观众反应的镜头。首先，首先，首先呢，人要经过挑选。第二，他是直播，那机器盯着您，您那什么，你再出点鬼脸很麻烦，所以他就都是为了保险嘛。他这种就是。 就算一等一的直播的时候，那所有的人都在高度代表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个一个，如果说一个形象的话，你演员那是政府，你观众才是民众，缺乏互动啊，在这个上是是是，那个观众都因为都是经过。你你你看你看，我是歌手这些就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出来，他真搞得很多人在那儿眼泪，就是那个你上面唱，他在下面跟你一样唱，春晚里你能看到一个这样的镜头都没有。 对不对？据说那些镜头上春晚都是要要劳动模范或者要花很多钱，我不知道他那个什么人能进去，我都我都不知道。倒不至于花很多钱， <laughs> 这事儿不太可能，就是因为他是经过挑选的。这些人进去呢，也是在这种场合下，只要你坐在里头，你会这个气场太大，他跟那个选秀那种节目的参与度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到那儿坐下来，就是采着采取不参与的态度，嗯，是吧？ 为什么要有人领涨？为什么你觉得不好笑？说那个他就就觉得特好笑，那是因为有人在但是，但是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不能想象的事情。你如果变了，就可以想象。就好像说，我以前看每次春晚有一个军队表演项目的时候，我都想象说，不能没有这个项目。没有没有这个项目，可能军队就会提意见。去年就没有了。 没有人提意见啊？这是有啊，这什么《红色娘子军》呢？《红色娘子军》它不是一个专门表现军队生活的一个小品节目，它可以。现役军队，哎，你你以前每次都有一个吧，什么守卫啊，什么送饼啊，诸如此类，他们这个都是环节都规定好的嘛，以前都有大块，它这样就没有了，哎。 嗯，所以徐老师看的仔细，还真都没想过这个。对对对，徐老师看，我就是觉得就是你大体把握上呢，比过去松一些，因为你毕竟是有新导演的风格嘛，比过去松一些。那么我们只是希望未来越来越好，就是你以后能够把这个事儿吧，别掐的那么紧，出点纰漏没关系。三年来一次，哎，你让大家高高兴兴的。 <laughs> 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种自现挂，我就碰见过一个事儿，就这人上去以后说我。 有一看家的笑话，我这笑话特好笑，我轻易不拿出来。我告诉你吧，这有多好笑，我想起来我自个儿都好笑。我现在开始说，可是我真的是给忘了， <laughs> 就是。他就这就特别有意思。哎，他其实后来我说这是不是刻意？他说不是，他就真忘了。所以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这个你知道我，所以我认为很多时候效果出不来啊，嗯，就是出在“如临大敌”这四个字上。要老如临大敌呀。 所有的事情，这就是说啊，让让笑话太沉重， <laughs> 你知道吧？就就如临大敌，然后幽默一个， <laughs> 幽默一个。这所以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声永远干不过小品？就小品呢，它上去以后，它它一会儿进入状态以后，它会抡圆了。就是尤其你看这次那个，就是怎么当好人吧？就那个服人，就那那个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挺好，叫服不服？服不服是吧？哎，他其中有一个转换，就是一开始呢。 摘不清，突然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可以自己去重新演这一遍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演员都比较进入状态，所以他感觉就就比较好。那时候观众也非常有共鸣，才知道我们平常学坏都是学来的。所以你也就，所以 <laughs> 你也就知道中国的这个演艺人员某种程度上多么了不起。他是在你知道，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传统啊，嗯，好多时候啊，它跟规律是反着的。比如说啊，你要娱乐大众啊。 可是我这个体制的规律啊，是反娱乐的。为什么这么讲？比如说，全世界都知道，笑话两件事儿，性和政治。所以为什么美国人奥斯卡颁奖礼，你看他讲的笑话，笑话很容易。但是呢，中国的这个娱乐人员啊，他是在去除了这些，没有这些，所以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你就知道当年贺友林，这个马三立是多么样的不世出的这个，包括赵本山。